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營、高辉、小兵。OK，翻嚟今晚嘅钱钱钱打到嚟。大家好。加兴奋啊！呢个礼拜，诶，先惊唔系先惊，跟住后兴奋嗰啲啊，惊一惊跟住兴奋啊，你。